锵锵三人行，这个这个礼拜啊，我们讲这个，我叫双侠齐飞，是吧？那天讲了一回赵红霞，啊，是吧？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 <laughs> 归啊，背双啊，背双归， <laughs> <laughs> 战士打靶背双归。实际还有一个侠，你知道吗？叫陈庆霞，这个就惨了。哎，你可以看看照片，徐老师可以看看照片啊。我们给大家看头一张，哎，这个是倚天拍的，北京，你知道吗？北京。 没没法救了，就就到现在，这个雾霾天气，你就没法活了，你这怎么办？这就是晚霞，今日晚霞。 <laughs> 对，是出了太阳，这这北京也是万道霞光。嗯，你 <coughs> 再看下边，这个就是陈静霞说把她关到了这个太平间里，然后呢，他自己写写我告饶了，我告饶了啊。上面是党啊，我亲爱的妈妈。哦，还上面还写的党啊，亲爱的妈妈。 哎，放过我吧！啊，放过我！但你再看下边，这是陈庆霞。这个伊春呢，东北的这么一个地方，伊春市他们那个，它是所属的那个区啊，叫带领区。你知道，现在伊春市带领区这几天，我认为全区的干部、领导干部头等的大事就是陈庆霞事件。光是工作组啊，四五个工作组派到北京。 哎呦，就是又给他找儿子，又给他弄这个，又给他弄这个，又给他弄这个。哎呦，就是完全现在陈庆霞事件成了这个区啊头等大事。而且现在啊，这个也调查清楚了，这个陈庆霞是被劳动教养出来以后呢， <coughs> 就给关到这个福利院，就是因为当地的领导就说呢，说这个他家里人不不不接回他，但是他家里人否认了，说没让我们接，说就直接把他。 说四个这个人啊，这个环环卫处的人看着他，看着他，然后呢，就附近就是什么医院。但是不管怎么说呀，这就是涉嫌非法拘禁吧？嗯，你能把一个人一直关在这儿？如果他真是有什么病哦，他在双腿，他说他在被这个劳劳教期间双腿瘫痪，对，很容易认为是被打的，对，但是也有可能不一定，因为记者问这个陈庆霞说怎么打的？ 他这陈新霞也说不太清楚，只是说呀，好像有报道说啊，他出过一次车祸，出车祸这个腰上打过那个钢板，反正不管怎么说，就是下身瘫痪。但是反正呢，但是他这个瘫痪呢是在劳教期间瘫痪，这点是可以确认。对。然后呢，我们还要注意，因为他被呃后来劳教出来，不是直接送到太平间吗？送到医院太平间，在那里面又待了两年。你任何一个正常人。 在这样的环境底下，被这样的非法监禁两年，你现在出来那个精神状态、表现、说话都会有点奇怪吧？这个啊，你知道，我现在就可以真的推荐大家可以看一本书，真的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刘庆云写的那个小说，叫《我是潘金莲》。嗯，你知道吧？呃，他做过咱们节目，为什么呢？ 我看了这个陈庆霞这个事件，包括最近一系列这种上访的、拦截、截访的事件，我就想起他写的这个小说。他写这个小说啊，这个实际是在就是写这个一个上上访的女的。这个小说实际上啊，绕来绕去是说一个什么事儿啊？就中国现在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本来是这件事儿吧，最后弄着弄着就变成了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很多这个上访拦拦截。 到最后几十年打官司，你就像陈庆霞很典型。最早呢，是因为她老公是吧，行为说是拆了一个呃什么地方的栏杆，给这个关起来。呃，最早是她老公跟邻居发生纠纷，行为不正常，被诊断为什么新阴性的什么什么，咱也不正常，就是说不知道什么了。好，那么为了给她老公讨这个公道，她就去一次一次的去上访。 然后上访不叫拦截上访吗？可是你看， <coughs> 你在拦截过程中发生了更严重的一个事情，他跟他的儿子走失了，把他儿子送上汽车，他在汽车下边，从此他儿子十二岁的儿子没有了。于是呢，上访的目的又变成了为我的儿子，就找我的儿子，你们要负责，你们把我儿子弄丢了。好，然后老这么弄之后呢？ 他自己又被劳动教养，他又涉嫌什么违反什么社会秩序吧等等，你知道吗？然后到现在呢，把他关到太平间，然后他现在再去申诉，为的理由又变成了你是非法拘禁，你知道吗？这个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多，越到最后弄得到最后，全国上下震惊的事情，已经跟他最当初上访的那个事儿啊，相比之下，那是个太小的事儿。而且已经完全无关了嘛。 <laughs> 而且现在呢，大家还真就是因为当地的领导干部还出来解释，说为什么把他关在太平间呢？是出于人道关怀。 <laughs> 你听过这讲法？人道关怀。所以这整件事儿啊，你刚刚分析这个链条很对，就是说他其实原来呃。 他为什么要上访的目的，跟今天出来这一连串的结果已经完全不相干了。是越滚越大，一个事件引出另一个事件，但这个事件的每一次的引出一个旁支的新事件，你都可以看到，那本来就是一个问题可以好好的、妥善的、合理合法解决的一个机会，每次都没有，每次都只是变得更恶劣。嗯，然后你这里面就看到这其实这类同样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了。过去几年这类由上访。 慢慢变成一连串的恶性事件，这种故事太多了，它都有个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每一回在他能够最得到最好的方法处理的时候，他偏偏都变成了更恶劣的状态。那是为什么呢？这里面就看到很多这些地方政府在做一些事儿的时候啊，他简直有些惯性。他那个惯性，就比如说你去上访吧，上访他本能的惯性就我先解访你，而解访的手段呢就是简单粗暴。 就是我不管你那儿子跟你是不是会跟丢或怎么样，我反正把这个事儿搞停了啊，人都弄回去就好了。他是这样子，就是所谓的在第一现场把这个事终止掉就完了。我问一句外行话，为什么一定要解访呢？是不是这个地方的人上访多，是他政绩的一个负面因素？ 这双方的双向的，呃，本来呢，这是一其中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如果你上访上多了，那会影响地方的政绩、地方的形象，是肯定的，所以他绝对有了解访的动机。但另一方面很奇怪，就是那个被上访的上级单位啊，他当地的公安啊、干警啊，有时候呢被人认为有时候也默许这种解访，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真的不解访的话，我这里的社会治安没法保证。的确，你去过那些上访车没有？你在北京，我去看过一回，哇，你 <laughs> 这这这人山人海那个盛况，就你觉得这个在信访办啊，在前头变成全国最热闹的菜场一样。这是维稳维稳工作的一部分呢，嗯，啊，这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认为。 这个上访的太多了呀，影响社会稳定吧， <laughs> 所以才才有维稳嘛。但是人家现在呃已经有很多这个这个专家就是指出这个问题，就说恐怕呀，你老弄这个维稳，就像我刚才给你举的这个例子啊，你好多事儿啊本身就是这个维稳弄出来的。嗯嗯。如果你如果是一个法治，这是这个常识，大家都知道。如果所有的事情法治充分健全的情况下。 就没有为就不需要拦截上访，甚至就没有上访这回事儿了。对，他为什么要上访呢？你知道，甚至还有你这问题，还有一个复杂的情况是什么呢？比如说啊，也有一个叫唐慧的，你知道吗？嗯。好，叫唐慧是哪儿？他也是这个事儿啊。好，他十一岁的女儿，女儿十一岁的时候就被人骗去卖淫。 四个人轮奸他的十一岁的女儿啊，然后就是性病，至今没有好。他女儿现在十七岁了，然后一个月里卖淫一百多次。好，这个妈妈，你想这个妈妈是个什么心情？这个妈妈到最后无数次的上网，在大雪地里跪八个小时，说这些人从主犯到从犯全得枪毙，就是我要他们都死。好，最后呢，这个法庭判呢？ 比如说，主犯几个判了死刑，有几个判了无期徒刑，还有几个可能判了个有期徒刑。这个妈妈不干，这个妈妈说，全都得死刑。好，就弄弄弄弄弄，最后一直闹下去的话呀，这个妈妈被劳动教养了。后来被很多正义的这个记者呀，或者什么什么呼吁，怎么怎么着，那边你也承认错误，放出来，放出来，然后这个事儿，你看又变成另一件事儿了，就是说，你劳动教养我，你不对。 然后我向你申诉的是索要国家赔偿，你干嘛？你你你劳动教养我呀？但甚至于闹了这么多年，他妈妈现在也在人们的劝说下呀，有点这个缓和了。说我们家的生活已经败坏的一塌糊涂了，而且他说我也知道国家现在司法也讲这个人道主义什么的，就一般不可能说全部随便死刑都是死刑。他说我也现在想，我不一定再为了这个事儿闹下去。 所以你知道现在就有些专家在讲什么，甚至有些个情况是什么？法院判决没有问题，可是呢，因为你这个这个拦截上访之后造成的一个是问题，就是说，呃，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嗯，他就觉得哪怕你最高法院判了怎么样，只要我有本事，我上访到人民大会堂去，说不定人大。 上级领导就能把我这案子都给我扭转过来。对，你说这个使的问题就更复杂了。嗯，因为上访在中国本来就很奇怪，上访有点像是过去我们看戏里头，包青天，对不对？在那个擂鼓鸣冤啊，然后呢，而且上访他有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呢，就地方官都很坏，对，这地方那个什么老县太爷欺负咱小老百姓，但是皇上天子不知道，我要让他知道底下我们这些人受苦啊，是有这样的一个假设。那本来这个信访制。 制度呢，所以有一点其实对国家是有利的，就是说他其实某程度上就说明了，就老百姓对中央政府信任是信任的，嗯，他是有一个信任的前提，我才来上访，对。那但是你闹着闹着，如果在这个信访过程中不断的拦截、不断的阻压的话呢，就在打击这种信任关系。 所以它是有这种问题的存在，那但是问题是信访制度本身其实就不合理，因为什么？呢？因为信访制度本身，刚才我说那种假设本身就不对，那种假设是非常封建，对，非常人治的。就像你讲的，就是说我如果你最高法院判了怎么样，按照中国的宪法是人大常委对是可以有权在解释的。 对对不对？那我去人大、人民大会堂再去，而且党是为我们民众做主的，对，还有一种官民关系、党跟群众的关系这么一个政治伦理关系套在里面啊。就我觉得不正义的话呢，这个正义，这所以正义的感觉不是由法律来决定，中国中国传统伦理里边，你一问天子，你是皇帝啊，你违反天意，我都可以来反你。所以他从这么个角度来申诉，哇，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咱们去广告太复杂吧，强。 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他这个准确的说啊，现在记者去调查，呃，他是这个带领区职工医院那个太平间嘛？嗯。实际上现在已经不做太平间，是废弃的。以前曾经做过太平间，但是后来可能又做过办公室，做过其他的用途。反正你也是把人关在这么一个地方。对。像徐老师怎么说？好像是一个现实版的秋菊打官司。而且他里边一句说法也是很相似。他说要给我个说法。 嗯，就是他们是求一个求一个说法，求一个一个正义。我很好奇这个事情怎么会引起传媒注意的？我相信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为什为什么这件事情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有记者去采访发现，然后去其实很多这种事情，而且很多记者也会问一些有关官员。嗯，我觉得这回的导火线就刚才我讲那句，只要是当地医生那个官员那句话。 惹起了公众太平间又是人文关怀，对，他把他关起了是人文关怀。事实后来他们说是太平间是旁边一间，这间是兵役中心的一个办公室。那么以前曾经官员是这样来说，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你把一个人关在太平间。 这个领导还说是人文关怀，使得这件事情没传媒上迅速的传，微博上开始骂起来，迅速的传播，然后才被注意到。哎，所以你看这个事儿就这个事儿就是正义里头还有一种非正义。嗯我就觉得现在中国这个事儿弄得就有点有意思了。包括咱们那天讲赵红霞，我为什么说讲双侠齐飞啊？就是你现在告状的人得有一种啊，我们的本事，嗯，我们这个做媒体的人的本事，嗯，就是说。 想什么办法能够哗众？咱不要说取宠啊，能哗众才行。于是呢，你看那个爆料人朱瑞峰，他总结的业务经验是：这个里头得有性，跟狗仔队明白的道理差不多。你知道吗？就是说，吸引人的注意必须要有性。好，我要举报一贪官，怎么着我也得给他贴上点生活作风问题，只有这样能引起关注。真是符合今天的网络生态，点击率就代表正义。没错，有点击率，你的冤屈。 才能被人注意，而你怎么样争取点击率呢？这里边你知道现在有专门干这个的，就是有冤吧，到我这儿来，我帮你，我起的这个标题，这里边有很多种技术，我这个标题怎么能在网上让所有人都注意到？就像你看，你咱们刚才都总结了吗？太平间，人文关怀，哎，我觉得新闻系可以讲这个课哈。你看这一下，你就能成为一个兴趣点。 或者义愤点，可是这里面我觉得最奇怪的是什么？就是有有几个地方你看得出我们现在这整个制度啊，你你真的是再不动它，再不改不行。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虽然这方面很聪明嘛，但另一方面他又显得很笨拙。就是这种官员说话，我觉得这些官员的自我学习能力很糟啊。你想过去几年我们听过多少？从躲猫猫开始，一直到现在人文关怀，这你说出来是全天下都会笑话的话。 那他们就能说出来。你在想这些，他平常在干什么？他的业务、学习能力，比如说怎么样应对记者，这还是新闻发言人讲的话。你的公关能力，你平常是怎么训练、怎么操作的呢？所以啊，这个为什么说我说这个这个这个刘震云写这个小说啊？其实他也写出了一个复杂性。他就写最后，其实他写问题的另一面是什么？因为这个所谓被人称为潘金莲的这个女的，几十年的这个告状啊。 他从当地弄的，他这个当地啊，从县到市，甚至到省，所有的官员有责任的、没责任的，莫名其妙的，全被换了一茬。因为为什么？因为不，当时说，哎，有这个问题。比如说一个领导说，哎，这个女的都闹到我办公室了，你们去处理一下。好，底下的人就如奉圣旨啊，赶快就去做工作。到最后你知道吗？就不敢得罪他。然后呢，他要有本事闹到。 比如说开两会的时候闹到人民大会堂了，好家伙，这是小说里写的。好家伙，你这当地这一茬干部全部撤职，就是这样的。先别说这女的对还是不对，你这儿出了这么一个事儿，给这个这个这个大会造成了这么恶劣的影响，你从地区到到村里这撸一个遍，所以莫名其妙一堆人就丢了官，怪不得要解防。 怪不得中间要把那个那个去去告状的人要截回来，这个告状文化，这个在香港都看得到。内地来的老师哈，一碰到不公平的事情啊，就往上告状。香港的老师啊，就只在程序上，我下次弄得好一点，他没有这个网上告状的这个习惯啊？是吗？投诉也是嘛，你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坐飞机，在香港搭飞机也有这个经验，通常是比如说飞机误点了或者怎么样，然后那那乘客会来说要告这个。 韩国公司啊，告机场啊，这种事特别多。哎，没错，你看我在凤凰香港公司，对吧？我有意见，我直直接，我喜欢跟老板告状。 <laughs> 我们从来没有 <laughs> 我我我有意见，我也不会去跟校长说。但是我们这有有的同事就是真真的是文化，这有合理有不合理，对不对？对对对，这真是文化。跟老板告状很有用啊！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徐老师讲这告状成文化啊。 也真的有意思，我还是相信偶然性后面是有必然性。他这个太平间人文关怀在传媒上这个字眼引起大家注意，这个人陈陈庆霞，陈庆霞引起大家注意是有偶然性，但是全中国普遍存在的这种弱势民众被地方官员这个这个政治经济跟法律不分的这种压迫，这个是大家共鸣对这个事情关注的普遍的基础。 嗯，我觉得美国的呃方法是你打官司啊，如果这件官司算这个事情定下来无罪的话，同一个罪名是不能再审的，所以在在他们是没办法，就是你你要上诉还得通过别的很多很多的方法，但是我们中国现在没法这样用，因为现在我我在我看来，尤其是到了乡村基层的这一层，司法完全是不独立的，对不对啊？你得罪了当地的一个主要的官员，村长啊、书记的话。 你说你要当地的司法部门来帮你主持正义，嗯，所以他们没办法，只能一层一层的往父母官往上面，就是这是包公文化的这个。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就越传下去越问题大。但问题是司法界也常常讲说，这里面包括一个前提，就像你刚才讲，有些解有些是上访的人啊，嗯，理论上讲其实他很没道理，嗯，就你打官司你输了，这叫缠访，对，缠访或者说。 你你不满意那个法庭的判决，但人家是按照法律判的，对。那你是怀疑整个司法的公正，你是不信任法律的权威。他觉得说，因为法律的判决不合我意思，那就是他不公正了。那这里面有个前提，就是他根本对法律或者对司法没有感觉，没有尊重。那你怎么样才能树立司法的尊严呢？就是你刚才讲，司法应该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性质。但中国司法也不能独立啊，因为我们。 最高法院院长的讲很清楚，我们司法要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尊严，是很重要。但是还要照顾人民的利益嘛。 <laughs> 那还有三大目标是同行的，所以人民就可以。对，那那那那问题就来了这。 就你，我要照顾人民利益，那我这个你，我觉得你这司法判决不合我人的利益，就像你刚才讲。对，人民都反对 <laughs> 哈，你看人民也反对，人民不满意。书生，书生的讲法 <laughs> 是，书生的讲法是你不能提出对他的结论提出，但是你可以指出他程序上的问题。像我们这里发生过问题是，在审查这个调查过程当中，有两个这个负责的人呐，跑出去打手机。 他就说你这个打手机这个事情就违反了这个调查这个程序，是因此这个程序就作废，再来一次情况人家就不一样了。但他不能讲你的结论是怎么样，我们都是在讲结论的，对不对？就是不公啊，这个天理不容啊等等。可是问题以中国现在审案的这个实际情况，你要说咱从今天开始彻底就司法完全相信司法的，这玩意儿更是就没法。 还是秋菊打这这太悬了，还是秋菊打官中国是啊，就得混来。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有的时候，张艺谋。